第七十六集，晚上和游虫坐在沙发里看电影，背景音嘈杂的动作片进度还未过半，林和阶就靠在沙发里睡着了。游虫起身去关投影，叫醒林和阶去刷牙睡觉，后者这才打着哈欠站起来，眯着眼睛朝卫生间里走。他急着上床睡觉，将游虫说过的周六去图书馆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 甚至在躺下以前，还刻意关掉了手机里的闹钟。不料八个小时以后，闹钟铃声还是准时响了起来。林和熙闭着眼睛睡得迷迷糊糊，仍是能够感觉到搭在自己腰上的重量消失不见。紧接着，身侧就传来了起床的动作。他独自在被子里翻了个身，将耳朵埋进枕头里，同时伸手去床头摸还在响铃的手机。 油虫按下他在半空里乱晃的手，越过他拿走了放在床头的手机。林和熙闭着眼睛喃喃：“帮我把闹钟关掉。”旁边没有传来油虫任何回答的声音。他又耐着性子等了一秒，却等来了在耳边响起的闹钟铃声。林和熙眉头紧紧蹙起，抽出脸下方的枕头捂在自己脸上。 将响铃的手机丢在他的脑袋旁，尤虫神色自如的伸手去掀他脸上的枕头，林和熙终于忍无可忍，睁开眼睛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语气里裹着满满的威胁意味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就……”尤虫面不改色的打断他：“你就怎么样？”林和熙身体前倾，朝他怀里撞过来。 双手捧住他的脸，有几分凶狠的朝他嘴唇上啃过去。我就不刷牙亲你了。尤虫伸手接住他，由他在自己嘴唇上胡乱咬了咬，然后才勾着面前人的后衣领，将林和熙从自己面前拎开，缓缓吐出三个字来：“图书馆。”林和熙身体猛地僵住，面上神色瞬时萎顿下来。 啊，不去吗？尤虫道，不能。林和西低着头，漆黑的眼珠轻转，在开口时，嗓音已经变得有气无力和可怜巴巴。我肚子疼。尤虫仍是不为所动，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。说完就要放开他，转身下床。林和西无言两秒。 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来。他回头捞起枕头旁的手机，笑眯眯的叫住油虫：“你帮我关掉闹钟，我现在起床去刷牙。”油虫不疑有他，接过手机问：“密码多少？”林和熙报出几个数字来。油虫输入密码解锁，关掉还在高声唱的闹钟铃声，将手机递给他。 林和熙坐在床上，伸手来接，指尖握上手机另一端的瞬间，用力将手机朝自己的方向拽了过来。尤虫的手一握在手机上没有松开，整个人毫无防备，也猛地被他拽向床边。林和熙抢过手机，顺手丢回枕头旁，改为用自己的手拉住尤虫的手，身体后仰向床上倒下去。尤虫很快反应过来，稳住身体。 抬高一条腿压在床边，单腿跪在床边，似笑非笑的垂眸望向他，还握着对方的手没有放开。林和熙无师自通般抬起两条笔直的长腿，膝盖后窝微弯，稳稳地挂在尤虫的腰上。目光潋滟含情般望入尤虫的眼眸深处，林和熙喉结轻轻滚动，动作缓而慢地舔了舔嘴唇。 能不去吗？油虫没有动，眼里的情绪却不自觉深了几分。眼见对方看上去似是无动于衷，林和熙按到火候不够，又往火里添了把柴。他微微扬起脸，如用主动在猎人面前露出自己要害的猎物那般，朝油虫露出自己修长而紧绷的脖颈，脚背更是紧贴油虫的后腰。 在对方的腰上轻轻蹭了起来，语气里像是带着蛊惑。林和熙又低低的问一遍：“真的不能不去吗？”尤虫喉结轻轻一滚，伸手抓住林和熙的脚踝，热度由对方的掌心内延伸至他的脚踝，沿着他的小腿一路往上烧了起来。 接受到对方的信号，林和熙唇角轻扬，贴在尤虫腰上的脚背稍稍用力，将对方带向床上。尤虫果然没有再立在原地不动，而是顺着来自他脚背的力道弯下腰来，双手撑床，跪在上方，情绪莫测的看他。对上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，林和熙放下两条腿，无声的抬起眼睛，眼角轻轻向上斜挑。 里面含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，撑在他脸侧的两条手臂弯了弯，油虫盯着他，慢慢垂下头，最后停在他的耳朵边。温热的呼吸声落在耳朵上，很快就有轻微的痒意传来。林和熙偏过头去，将那只被油虫的呼吸熏得发烫的耳朵彻底露出来。油虫眯了眯眼眸，微凉的嘴唇贴上他的耳根。 似有若无的摩挲过后，低沉微哑的嗓音，一字一顿，带着几分无法言说的性感，自他耳边缓缓响起：“起床，去图书馆。”林和西气到说不出话来。林和西起床去刷牙洗脸，却没有注意到油虫一直坐在床边没动。等他收拾完出来，油虫又进浴室里洗了个澡。 林和熙已经没什么事，抱着阿拉斯加坐在客厅里玩手机，游戏打过好几局，油虫还没有从浴室里出来，他才有些奇怪的看了看时间，却也没有太过在意。大约八点半的时候，两人出门去学校。油虫问他：“你有书吗？”林和熙摇了摇头，满脸好笑的反问： <laughs> “你觉得我会有吗？”油虫扫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 林和熙仍是意图挣扎。我对英语真的一窍不通。尤虫道：“我拿真题试卷给你做，不会，我可以教你。”林和熙垂眸嘀咕：“我都不会。”仿佛是料到他会这样说，尤虫神色不变：“我可以从头教。”林和熙头疼地叹了口气。杨卷和赵度起得有些晚。 连早餐也顾不上吃，踩着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去占座位，挑了三楼自习室角落无人的桌子。游虫和林和熙到图书馆的时候，还给他们打包了早餐。那两人出去吃早餐，林和熙在桌边坐下来，兴致缺缺地扫一眼桌上的书，就要拿手机出来看。尤虫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低声道：“把手机收起来。” 林和西偏过头看他，一忍着笑意，轻声说：“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像什么吗？”尤崇问。“像什么？”林和西肩头微微抖动。“像以前高中我们学校抓上课玩手机现象的教导主任。”尤崇神色淡淡看着他不说话。 意识到对方大概是有些不高兴，林和熙这才收起脸上的笑意，老老实实将手机调成震动模式，主动递给尤崇，诚意十足的开口道：“你帮我保管。”瞧见他这副卖乖的模样，尤崇心中微微一动，脑中回想起早上在床边的那些画面来，身体又有隐隐发生变化的趋势。 压下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，尤崇接过他的手机，放在桌上。学点英语对你没有坏处。林和熙轻声嘀咕。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吧？我又不出国。尤崇不赞同班扬眉。万一要出国呢？林和熙没有回答，反而目光若有所思的打量他。你毕业要出国？尤虫道，目前没有这个打算。 既然你不会出国，那么我和你在谈恋爱，所以我也不会出国。除非……林和熙抵着下巴想了想，而后抬眸看他，语气如常：“除非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尤崇骤然拧起眉来：“把你这句话收回去。”